锵锵三人行，我想，因为是顾虑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佑廷穿上了裤子。我们不要有视觉疲劳，就是每天露在到，大家就觉得不稀奇了，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偶尔，你知道，藏起来。我觉得佑廷穿牛仔裤危害比较小。对， <laughs> 危害比较小。所以说，考虑到教授的危害性呢，今天徐老师也穿上了西装，打起了领带，是吧？对。哎，咱们节目啊，这个很少宣传过谁的微博。 所以我认为这位先生他应该感谢我们， <laughs> 我们这下一宣传他肯定增加多少万是吗？他最近已经增加不少万了。对呀， <laughs> 所以我现在给他播一下，我认为他应该感谢我们。这个一言有你看，主要是他上面什么都说全了，清华大学的教授还是博士导嘞啊，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啊，易主任说这几句话，呃，这是众所周知了，说替李的辩护律师说几句啊。 呃，第一点，无罪辩护是他的权利；第二点，未成年人受特殊保护啊，律师声明要求大家这个呃遵守法律，并无不当。第三点，强调被害人为陪酒女，并不是说陪酒女呃这个就可以强奸啊。反主要问题是另外 <laughs> 事情往往出在另外， <laughs> 另外即使是强奸，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 要小，你看评论啊，两万五千个，这还是上一个时间段的评论。反正是万炮齐轰之后，易主任这不就改了嘛？就把这两个倒过来，就说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妓女危害性要更大大，所以就有了又停这个问题。就是他今天穿上牛仔裤。 <laughs> 是不是比他平常露出腿玉腿危害性小？现在要改成穿短裙，比牛仔裤危害性大。天啊，这怎么？ <laughs> <laughs> 重点是什么？是危害性？就是这个危害性对谁的危害性？ 就是你是说对女生本身的危害性比较小吗？因为我会危害性对社会性，他讲是社会的危害性小。那他这我觉得啊，法如果理性来看，以律师的想法，这个既然法律上对于刑期啊，任何的罪的刑期都有个几年至几年嘛，那表示说这中间这个 range 是法官可以去做决定。那为什么判比较轻比较重？这个就是所谓的危害性了吧？ <laughs> 危害性大我就判重一点， <laughs> 危害性小就判小一点。所以我说，既然法律有这个，就是的确是可以。 有很多的原因去构成一个人的性嗯，对，但是不应该，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是被害女生的身份来决定这件事情。那你昨天还说那个这个原配完全可以打小三儿一个耳光，因为那是完全以道德的方式来说， <laughs> 但是对于身体的自主权，每个女生都应该捍卫啊！我就是不应该我的，我今天穿短裙或我今天穿短裙，难道你就可以对我非礼吗？ 不对啊，这这是我们之前都很明确的道理。地铁里都贴过。对，都是很明确的道理，对吧？哎，徐老师，作为你们同行，你今天也穿上了西装， <laughs> 你看我我我那个两万多条这个回帖里边，它有最热评论啊，最热评论，我通常不大赞成这种语言暴力。不过这里就，当然我们也不赞成了，我只是转述。最热评论，意此是否强奸他老婆比强奸他女儿危害小呢？啊，还有人说，那难道说呃，强奸？ 资深妓女比强奸这个年轻妓女危害性小。刚出道的。 <laughs> 对对，就是你这个也要分嘛。我跟你说，啊这个《金陵十三钗》，哦，也有人。张大导演是不是啊？咱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潜藏着这样一种意识呢？对，所以有一些哈，虽然我晚上看百分之九十几是反对他，但是也有少量的人说他们不是同意他，但是说他是说了实话。 哎，说有很多人的确有这样的想法，我就说啊，他说了一半实话，但是呢，他身为一个像徐老师就很明白，教授你要说正确的话，尤其尤其这违反他专业的对，他是做法律的教授，没错，而且还是证据法的这个主任。那为什么说说了一半的实话呢？因为很多现实的真情啊是不对的，嗯，但是你又知道，当然了，香港警察都是这样啊。 他抓了一个妓女，他肯定和一个所谓的这个不是妓女的啊，曾是从事正常工作的女性，他肯定啊很难相信这个妓女强奸，他肯定比较被强奸的，他肯定比较容易相信这个所谓良家妇女被强奸。这个在具体执法当中啊，他他脑子里他他端不上台面，但他会这样想。所以这件事情有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说，如果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可以说百分之九十几。 的情况出现，人们是会重罚，就是我刚才讲的。假如说是你，因为法律上讲强奸修女跟强奸妓女是同罪嘛，肯定会。 重罚，比方说我们中国没有修女，但是我们比方说是个中学生。尼姑呢？哎哎，尼姑，不不，我们不讲尼姑。 <laughs> 那要是一个强奸尼姑呢？就算他们自己行里的事儿，是吧？ <laughs> <laughs> 然后把手，你没插住就不行吗？我个穴道。和尚，和尚强奸尼姑。佛佛教门里有他们的规矩是吗？同行啊，的规矩，这是另外一回事。我的意思是说，实际上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情况因。 身份而已，而现在在网上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反对这个，这个就说明大家在道理上现在明白了，明白了强奸修女跟强奸妓女是同罪，而现实我们做不到。 正因为做不到，所以我们要有法律来来。其实连美国都不一定做得到。说实话，任何一个法官，你说一个一个一个修女被强奸，跟一个妓女被强奸，他量刑的时候都可能不一样。但是为什么这句话这么有名？他就是要把两个极端来讲，来强调。而我们今天中国的网民啊，很多人说民意不可靠，我觉得这个民意是靠谱啊。大家就不管你是清华教授啊怎么样啊，不管你跟李家的关系怎么样。 大家这么来指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对。就是你看，你说美国，美国有一个什么呢？强奸盾牌条款。哎，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强奸者也应该学习一下啊。就是说，呃，强奸盾牌条款，美国的法律是说啊，强奸案件中被害人的性生活史，他就是他跟谁干过，跟多少人干过，那这个名声都不能采用作为证据。对，对，啊，这个因为目的是为了防止对犯罪的审理变成对被害妇女贞操的。 审理，基本上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呢也有这个东西啊，说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的时候，不能以妇女作风好坏来划分，强行与作风不好的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也应定强奸罪。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在法官的心中，这些法律是应该要深深牢固的在他们的这个心中。律师如果一直的攻击对方的这个身份，我觉得这是律师的职责。如果你要。 帮你的这个呃这个当事人做辩护的时候，我觉得难免全世界的辩律师都会拿对方的当初的这个环境，你为什么进这个夜店，是不是表示说你就不排除有一夜情的可能等等？我觉得你可以用这些方式来举证，希望能够游说所谓的陪审团，但是在法官你的心中，这些法律必须要。 存在，所以他是这个这个还是现在好些是律师还是个主任， <laughs> 不是一个法官出来讲这句话的话，那可能就更严重，会觉得更可怕。他是个大学教授，这个要是随便一个网友发的一条呢，我开始看到我不知道他的身份，我也就没有什么。等到我看到他的身份，我是有点真真的有点生气。而且清华，我刚去做过演讲，清华什么？今天上午徐老师到香港书展上刚做过演讲， <laughs> 清华是什么？什么？清华的教授，你就是朱镕基的校友啊。 你就是习近平的校友啊！清华开玩笑，清华的名声可以这样被糟蹋，所以我看到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教教师的同行啊，我的提出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情况下教授该辞职？哎哎，我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了。就这种时候，有你觉得他应该辞职是？吧当然当然，这个在正常国家，他的这个一辈的事业就完了，除非另有内情，我不知道。我讲的是正常国家哈。很多人网上我刚才讲，第一条是谩骂的。 就是说，根据他的逻辑，就把把他的老妈、把他女儿都拿出来，这当然是骂人的话，是不不太好。第二条就是说，你收了李家多少钱呢那有的人就在怀疑啊。我呢，我的想法正好倒过来，我觉得他倒不是收了李双江家里的钱，他是跟李双江有仇。这其实害了害了李。 但是，真是有坑，这是坑爹，不是，当然他不是爹了，他坑了这个坑儿子，坑坑了 <laughs> 坑儿子，坑了李家了，坑了李家了，真是坑了李家了。这李事情前一阵已经隐藏的有点淡了，嗯，网上很多很多事情帮他的忙，事情已经搞得有点淡了。这样一来，你说一个小时几万条微博，现在这些人现在全都盯着，嗯，而且更大的一个一个隐含的一个理论值得我们讨论是，他现在讲的就是说。 受害者的身份不同，罪会不同。是，那你现在刚才已经驳斥了，不能因为受害者的身份不同，嗯，同样的罪就不同的判。嗯，问题倒过来了，犯罪者的身份不同，会不会导致这个罪的不同？这才是人们更关心的问题。啊，对啊，我们按他这个结论得出来，将军的儿子强奸是不是比小偷的儿子强奸危害性小呢？嗯。 徐老师，你你你明明明白这个问题吗？把李家害得更深，不不不，李家的情况是李家论，对对对他自有律师现在来帮他做无罪辩护。我倒是担心这个法学教授，我担心清华，我觉得清华这么个学校出这样的专家，我实在不可思议。徐老师毁了好几个家庭，强 <laughs> 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因为现在这李某某这个案子涉及到的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不也发发声明吗？说你们都聊陪酒女，她第一，我所受的教育里边，我从来不知道陪酒女这个概念。那意思说，第二呢，她现在有很多酒吧里啊有这种女叫什么呢？女女陪酒员哎，这次怎么说？那当年天上人间的小姐，名称也可以叫成是陪酒小姐，就是有一些啊灰色地带的事情。 我们不清楚，但是呢，这位女士的这个声明是，即便是存在所谓的陪酒员，那么也不等于在性方面你可以违背。就强奸罪、轮奸罪跟这个她的身份毫无关系，哎，这个是应该。就是她为大下的意愿是不愿意的，你就是构成犯罪了。嗯，不管我，不管这个女生过去的性生活是一天十个、五十个，那又怎样？我今天老娘我不要。 你就是不行啊！对，但是我再反过来说，这个刚才又婷你还关心呢，你知道他实际上所谓这个危害性啊，中国首例的婚内强奸，过去中国还没有婚内强奸这一说呢，后来就说是修改法律，就说婚内你你强行这也也也可以算强奸，但是中国首例婚内强奸是什么呢？判三年。 缓三年，嗯，就是你知道吗？就婚内强奸实际上判的是非常轻的，嗯，那他是根据什么呢？他是觉得，是你危害婚内，你们婚内的强奸，那因为我觉得危害远远小于婚外的强奸。他这个我想他是考量这个强奸的实际情况，嗯，因为对夫妻来说，他们平常正常在发生性关系，所以他们是经常发生性关系的，嗯，那么这时候你要判断他的这个。 正常的性关系跟一个强迫性的性关系比较难判断嘛？那你法律不能因为比较难判断我就判个轻的，或者说我搞不太清楚。但是有一个，就是说婚姻本身也有一个所谓的履行的义务嘛，所以他还是有罪的，只是他比较轻，是因为在这个婚姻里面，他认为。法盲了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我都替你们女人说话。 <laughs> 你觉得婚姻里边女人有被迫满足性生活的？没有没有，所以他还是有罪的。 对，但是这个罪为什么跟婚外强奸不一样呢？他可能根据当时强奸的细节了， <laughs> 啊，反正就跟李 <laughs> 是没关系了。呃，开头是自愿的，后来变变变变不自愿了。嗯呃，我所以我就觉得，而且很多事儿啊，他提出了这个呃这个这教授啊提出来的问题很有意思。你好比说啊，这种咱们说的这个危害性，其实我不同意，就说按身份。 可是要中国人喜欢讲那个社会影响，比方说啊，你哎强奸一个著名女主持人， <laughs> 这个算社会影响极坏吧？和强奸一个普通女孩子，那两个，我认为啊，受害者的身份，我还是再次强调，受害者的身份不影响，就是。 就是怎样，它都是不应该影响它的危害性都是最大的，因为它就是违反了个人。你是以所以你是以社会影响是我强劣，还是以个人的危害我有多深？呃，我是以法律的原则，正因为实际上我们会酌情考虑。是说实在话，实实际上如果现在有两个强奸案发生，一个是一般的民女不知道，另外一个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那那个法官自然会把后面这个事情看得比较重。 这是自然，我这么但是越是这样比较重的时候，越是要提醒我们刚才讲那个原则。我这么跟你说，我看来了，就是说中国首例这个婚内强奸，说为什么这么判呢？说是有一个理据啊，就是你是他的老婆对吗？这个事儿强被强奸这件事儿啊，对你的名誉、对你的名节造成的损害没有那个。 这个非婚的人，女的大，因为你是他老婆嘛，是吧？说被老公强奸了，我觉得名声没有那么不好 <laughs> 是不是？但是，我我觉得，但是你要说一个著名女主持人呢，那你说名声，大家全国人民都知道，这哎，这个就不好说。 <laughs> 所以呢，我感到隐隐的不安的是，就是《金陵十三钗》为什么我们看完以后有点不舒服呢？其实它隐含这个逻辑，就是说。 既然是要被强奸，逃不了了，那让妓女去被强奸，好过我们年轻的学生被强奸。哎，它里边就有这么一个隐含的一个主，但是它替换了一个概念，好像这些妓女自愿的拿着刀去杀人。家把它提升到一个爱国的爱国的，但是背后为什么看完了以后，我们不是说吗？我虽然这我跟严歌苓也是朋友，张艺谋也是喜欢的导演，为什么看完了以后有点，我就反复觉得我们还不如杨之球 还不如莫泊桑写的《杨之秋杨之秋就表达了一个一群绅士最后还不如一个妓女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在这种牵涉人格基本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妓女跟修女的人格没有高下，这个是人，这个是普世价值观。 现在我们在讲什么叫普世价值观，讲有没有普世价值观？我觉得这个普世价值观不是天然全世界都有的，它是人类慢慢慢慢进步的。我相信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人们是区别看待。但是你又廷，我敢说你们脑子里都有这个。你因为我听很多女的都瞧不起这种在夜店工作的女孩子。 是吧？那瞧不对，跟瞧不起他们就会就给予更少的同情，你明白？他就会觉得不该，谁叫你干这个？不不不，我还是要说一句，就是我再次强调，是说女生都对自己的身体有说 no 的权利，说不的权利。所以不管我在哪里工作，我我是个爱穿短裙短裤的女生，你一样不可以碰我。对。 这不表示说我今天安全你可以看，但是不表示你可以对我怎么样。这这这是两码子事情啊！但是我现在是比较继续担心的是说，呃，现在舆论变得很高，觉得哦，这这个涉案者罪不可赦。可是我们那个强奸这里面还是有个刑期，对不对？怎么判？会不会因为舆论的关系反而让他加重刑期？那对这个被害呃，对这个嫌犯本身是正义吗？ 就是法律上，我应该本来应该有个理性的判断，但是我们有舆论的所谓的因素加进来了，那会不会让他的刑情变得最重？但他有必要承受这么重的罪行吗？那又会是正义吗？这我就不知道了。这李佳，感谢你的关心， <laughs> 我提醒你放心了，他们现在起诉的是区级的法院，他根本不会涉及到死刑和无期徒刑。哦，没有到死刑，都是十几年以下的，他根本没有作为一个蓄意的轮奸，因为他是未成年。 所以目前的刑期考虑的时候都不会是很高的。但是大家关心的只是我刚才讲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前讲的，就王公贵族犯罪是否与庶民同罪的问题。对啊，现在大家最关讲的是王公贵族犯罪这个是否轻于庶民？对，他讲的是否重于庶民？是，这两个可能性是不是都存在？我觉得，因为一个王公贵族。去下广告再议《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看到好多这个小道消息，又说是什么这个呃妈妈给律师提的要求太高啊，或者是就是说，当时这个女孩子呃这个醉酒呃有没有那么醉啊？而且反抗好像是不是有没有那么激烈的反抗？哎，这强奸罪啊是个很精微的一个东西，但是轮奸罪其实是比较清楚的。 这个轮流发生性行为，警方不是现在叫轮流发生性行为吗嗯，他比单一的强奸喝醉酒都更容易判断，你一个误了，后面还一个个跟着误，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司法上现在，而且辩方律师是无罪辩护，啊你看过这个？我看了整个声明的，啊，所以我后来听到人家把他的网站黑掉，我心里想，真的，他这个虽然。 律师都是没良心，都是为客户服务，这我们都知道。但是到这个地步，不怕毁了律师的名声吗？你刚才担心中国的事情，王公贵族是不是获罪更重？我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总是轻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这是非常中国的一个想法，只是说我说，既然法律的出现就是应该站在最公平正义以及保护双方的情况，所以。 就算是这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我们也应该给他个律师帮他辩护。我现在看到的几件事情很出名，现在他们说金童玉女嘛，金童就是李李嘛，玉女就是郭美美嘛。虽然他们的情况不一样，但是都有个共同点，就是说谁都看到其荒谬性，但是谁都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势力帮他们，但是我哎，我觉得有一样就是说啊，你这个骂律师啊。 在我们这个社会，要推进法治的话，应当节制。嗯，就是你必须，就像徐老师说的，你必须习惯一件事儿：律师就是要为他那一方啊，尽一切努力的，对吧？你不能把律师跟什么道德关系起来，这个就是制衡啊。你就看到两边都需要有一个人。我最近因为房子的事情跟个律师打交道，嗯，那个律师样子可恶，态度极坏。 把我搞得很坏，但是那个律师很，他把我搞得很气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我今天是为这个客户服务的。” 我明天也可以为你服务， <laughs> 对对对。他的意思说，你只要给我钱，我也可以把对方的人气成这样。我一看他这副样子，男的开双眼皮，领带掉到裤裆，哎呀，这 <laughs> 多恶心，有多恶心的。后来我想，哦，这是他的职业道德。啊，下次我要恨谁，我就雇他。没错。这是在商业上的律师，你会觉得他比较有这种就是嘴脸。但是我意思是，在法律的，就是他也是公。你现在看看他那个。公民律师，就是说不管任何人，你请不请的这个律师费的话，你都必须，你只要在。 上了法庭，政府都应该要给你的律师帮你说话，我觉得这是基本上保护人权该有的。是吗？你这个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laughs> 对，这教授，这教授有点开红。